所谓手操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专门针对手部的锻炼放松方式了。对于电子竞技的职业选手来说，双手无疑是最重要的。星星条件有限，大家只能做做大众化的。在有高精尖医疗团队的豪门俱乐部里，甚至会针对每个职业选手不同的操作习惯，设计出更具针对性的手操，效果更佳。 而除了需要重点保护的双手以外，职业选手整体的精神状态也要有保障。手没累，但精神上感到疲惫了，这显然也不行。而这种调养就更复杂了，饮食、生活习惯、生物钟节奏等等都有影响。星星战队现在的各种训练，重在帮助唐柔、包子、罗辑、安文逸等人提高水平。 但放在职业战队的话，训练除了帮助选手进步以外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，就是调节选手的状态。任何人都会有状态的起伏，而通过这种科学系统的调节，让状态的起伏符合赛制的节奏。每到周六晚，让选手达到身体和精神的最佳状态，这就是每次队伍希望达到的理想效果。 所以，如何训练，其实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，也有待荣耀工作者们的不断研究。星心呢，在渐渐走上正规后，这些方面自然都要注意。只可惜，像这种训练方式方法的科学依据，叶修也不大了解，只能凭自己的经验，根据每个人的状况安排各种训练方法了。 而星星现在进行的这种集训，放在职业战队来说的话，那应该算是训练赛性质的东西了，属于比较全面的训练方式。一般战队的话，肯定不会天天安排训练赛，因为这种全面的训练方式消耗太大。训练是为了调节、提高，而不是为了将选手榨干。这一天的集训让所有人都露出疲态。次日。 叶修也就没有再组织大家去网游里猎杀职业选手，而是安排了一些较轻松的恢复性训练。转眼一天过去，也是一周结束，新一周起，BOSS 重新开始刷新。叶修诸位经过一天恢复，再次整装待发，去游戏里等候那太浪费时间。有工会的好处就是可以在收集情报以后再上线。 而各大俱乐部呢，在新的一周，职业选手也是摩拳擦掌。不过，显然职业战队还是挺舍不得让职业选手把精力耗在这儿上。他们纷纷有设立起来轮换制，各队十来个职业选手不会天天都是那么几位出战，大家都是换着天来的。而到临近比赛日的时候，大多还是会鸣金收兵，专心备战比赛。 星星这边也是抓好了各大俱乐部的节奏，很有针对性的出发。比如凌晨这种时段是肯定不会有职业选手出现的，他们需要良好的作息来保证身体状态嘛。于是星星跟着职业战队们的节奏，顿时也都拥有了无比优秀的作息。到了白天就积极等候工会方面消息，一有风声就出击，依然不以 BOSS 为目标。 只盯职业选手的角色，从不挑食儿，不管是核心大神，还是一线主力，还是轮换替补，发现就打。于是很快，星星这个不专心杀 BOSS、专门添乱的队伍，也被各大战队视为眼中钉了。要知道，大家去野图 BOSS 不是搞联欢，是互相竞争的。和其他职业选手虽然也互有厮杀。 但大局上来讲，大家都是绝对以 BOSS 为目的的，不以 BOSS 为目标的战斗坚决不会进行。但星星就很不讲究了，这帮家伙是见职业选手就打，是不是和 BOSS 相关完全不理的。有一次，甚至是在主城里发现一个疑似职业选手的马甲，也是毫不留情的当场拿下。因为新兴的捣乱。 不少工会在本可拿下 BOSS 的情况下痛失好局，不少职业选手每天抢 BOSS 回来一肚子气。转眼二月过去，职业联盟在这个月里完成了四轮比赛。到了月末，开始了对这月的赛事的例行总结，包括各场比赛的现场上座率、电视转播的收视率、网络直播的收视率。 以及一些总体的技术统计。荣耀联盟并不止赛事的组织者，同时也可以说是经营者。他们需要通过运营荣耀职业联赛这一活动获取各种利益。从某种角度上来说，荣耀联盟可以看作是一家公司，而联盟主席就是这家公司的执行总裁。结果二月的赛事总结一出来，很多数据让人大吃一惊。 最直观的一点就是，整个二月的赛事，选手在比赛中的失误次数直线上升，相比一月的赛事总结来看，简直就是呈爆发式的增长。而失误的分布更是匪夷所思。数据显示，这次失误的爆发式增长，联赛排名十以前的队伍贡献了百分之七十的数据。这些队伍怎么了？ 联盟的工作人员进一步分析，发现接下来的失误分布就是相当均匀了，各队、各位选手都有贡献。联系历史数据进行对比的话，工作人员赫然发现，这真是创造历史的一个二月，数支战队、数十名选手在这个二月纷纷打破了他们历史最高失误的记录。其实，就这一个月的赛事。 确实流传着不少有关失误的笑话和讨论，只是不到这最终的总结数据时，谁也没有意识失误居然会是全面开花。失误意味着什么？失误意味着状态不佳，意味着表现差。表现差，那打出的比赛质量就差，比赛质量差，观众就会不待见，观众不待见，那意味着失去市场。 这对荣耀联盟来说，可就是太可怕的一件事儿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导致这么多战队集体低迷，而且还通通是联盟中的豪门强队？反倒是十名开外的中下游队伍，在这个月失误的增长中显得特别腼腆，居然在制造失误这样的强项上，也败给了豪门强队。联盟不敢怠慢。 整理好二月的赛事总结，立即召集人手开始研究讨论。联盟也是人才济济，而且不乏从职业圈退下来的职业选手进联盟任职。这个二月，这些战队、这些选手到底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？这些专业人士很快就找到了。新版更新，各队都需要新材料提升银武。 所以，从一月起，各队就渐有职业选手进入网游帮手。春节过后，这一现象更是达到极致，甚至在职业比赛日当天，都会有一些对联赛没啥追求的战队选手在网游里消耗着精力。我这里有一份资料。参与会议的某工作人员将一叠资料分发到了每一位与会者的手上。 这上面显示的就是历次荣耀更新时段职业联赛的月度完整总结，请大家注意绿色的数据部分，再对比红色的平均数据，可以很明显的看出，凡是更新时段职业赛事都会因此受到影响，而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失误的增加。原因是多方面的，装备的变化、技能的变化，以及为了获取装备材料而在网游中分散精力。 嗯，这个现象我们很早就讨论过了，不是吗？联盟主席冯宪军在精略的扫了一下这份材料后，将其放回了桌上。但是这一次失误爆发式的增长，显然并不符合以往的这种规律，这才是紧急召开这个会议要弄清楚的。游戏方反馈的信息，虽然这次的七十五级更新用了数年来打造。 但也并非是对游戏设定的重塑，所有发展都在原有规矩中，所以常理来说，受更新影响的失误也应该符合历次的变化规律。不，应该说，随着荣耀水平的提高，最新版的适应能力应该最强才对。这一次所受的影响反倒应该更小，这才是一直以来的数据总结告诉我们的规律。 结果这次反倒出现这种爆发式的失误增长，肯定有什么另外的原因吧？要不我们分别组织这些战队和选手进行一下座谈吧？数据这么明显，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清楚原委的。嗯，就这样吧。主席冯宪军点头批准了这一方案。随后，联盟出动人手，积极走访各大战队进行探访，了解情况。 很快就有消息回馈，几乎不需要总结，就可以看到各队所谈论的原委是惊人的一致。叶秋，星星战队，两个关键词让主席冯宪军也是无语良久。这小子，看着这名字，冯宪军觉得自己的偏头痛似有发作的迹象。 作为荣耀史上最辉煌的职业选手，叶秋的地位无需多谈。但就是这样一个成绩优秀、粉丝无数的选手，在联盟方面却并不怎么受待见。联盟前任主席金成义都曾经感慨过：“叶秋的存在让荣耀联盟的发展至少延缓了两年。”很多人将这句话解读为了叶秋对冠军的垄断。 造成了职业联盟在创建初期就因为缺乏悬念降低了看点。但是懂行的人却明白，金城义主席这话所指的其实是叶秋对于宣传方面的不配合。作为嘉世王朝的缔造者，毫无争议的荣耀第一人，叶秋绝对该是那个时代的荣耀代言人。但是很遗憾，这个第一人拒绝参与任何活动。 联盟无法借他的人气来推广赛事，最终竖起来的招牌选手无一不是这人的手下败将，这让联盟十分难堪，甚至有无数荣耀玩家怀疑这当中是不是有什么黑幕，是不是有什么潜规则？否则有什么理由不是叶秋呢？即便后来叶秋有发表声明澄清。 玩家也乐意各种发挥他们的想象力，揣测的联盟灰头土脸，无法借助叶秋这股东风，联盟的推广工作可谓是事倍功半，所以金城义才有了叶秋的存在，让荣耀联盟的发展延缓了两年的感慨。